五对二的战斗，五人小队最终被二人全歼。袜子到底在五人队谁的手中？这种关键问题在这种团灭的结局中，顿时失去了意义。哼，先声夺人，这个风格我喜欢啊！叶修赞叹着。活动继续，第二双、第三双、第四双，袜子不断的被玩家拾取着。 战斗也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拾取到袜子而变得频繁，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中，“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无疑是最耀眼的名字。系统不断的通报着这两个角色拾取到袜子的信息，相较之下，在队伍榜单上比这二人组还要领先一点的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双人组的成绩简直不堪入目。 迄今为止，二人小队的成绩一直是零。可是图内玩家又有谁会在乎这两队的成绩谁好谁差？他们更在乎的只是他们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拿到双袜子。西北角的雪丘，新刷新的一双袜子，一只小队正巧路过，惊喜的就要去捡。 结果就见两个神枪手的角色枪口喷着枪火，不断的飞枪而至，仿佛在雪地上滑行一般，转眼就已经到了他们面前。还没人来得及拾取袜子，战斗就已经打响。不过五人小队对于战斗的兴趣明显并不大，他们只想先把袜子拿到手再说。但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的思路就清晰明确的很。 两人始终没有表现出要去拾取袜子的企图，只是在攻击这小队。双枪合璧，子弹连飞，这支五人小队很不巧，真的没有一个枪手系的角色，全队五人的攻击速度都不如这两个神枪手，被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保持好距离，撒开了狂攻。五人小队最终拾取到了袜子，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解决不掉眼前的对手，袜子终究还是会重新掉回地上。最终的结局就是这么悲剧。拾取到袜子的小队开始专心猛攻二人，结果被站开位的二人左右夹攻，完全不知道先打哪边的好。这两人却是压制、转火、集中爆发都极为娴熟，将对手一个一个清理掉，最终从地上拾取爆出的袜子。 换了个方向，安然离去。真不错。两个角色刚一离开，一个小雪坑中就跳出了个角色。叶修转动着君莫笑的视角，将方才发生战斗的战场扫视了一番，似乎是回味了一番战斗。但是很快就也朝着莫敢回首二人离开的方向追了去。 而这时候，包子也一样蹲在一个雪坑中，不过这次他的视角却不再只是锁一个方位了，而是经常三百六十度的左右旋转着，留意着有没有人接近。有了，某方向，一对玩家东张西望的朝这边走来，包子盯着，盯着，眼看着那对玩家并没有改变方向的意思。 突然从雪坑中跳起，朝前一个翻滚，跟着转身就跑。与此同时，系统发布消息：包子入侵，拾取袜子一双。别人无心比较两个二人团队之间谁取到的袜子更多，但是这两队人本身却还是比较计较的。看到这条系统消息，莫敢回首，下意识的就点开榜单一看。 完了，直接就是一声嗤笑。 <laughs> 猜一双，莫敢回首笑道：“哼，袜子都在咱们这儿，他们倒是想多。”谁不低头说的？我倒是蛮期待他们能找上门来的。莫敢回首说：“至少他们手里还有一双袜子。”谁不低头，无不讥讽的说着。完了，两人笑着继续在雪地中飞驰。 寻找着袜子，或者拥有袜子的小队，丝毫没有察觉。距离他们颇远的位置，一直有一个身影在跟着他们，在雪地中时隐时现。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的袜子数目继续累积着，他们已经完全成了整幅图中的众矢之地。不过，二人神枪手职业，攻击距离远，机动性也强。 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占据战斗先手，倒是没有显得太被动。以往的情况，二人在拾取到十五双袜子左右的时候，全图的袜子就有可能都被拾取完毕，随之进入到了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这两分钟的时间，换一般队伍有这么多袜子，肯定早盼着结束了，但这二人却十分不忿这个设定。 就是因为这倒计时，让他们屡屡因为无法在两分钟里碰到可以抢夺袜子的目标，导致活动结束。于是，至少他们还没能取到过一个大满贯的成绩。然而这一次，当两人又一次突破到十五双袜子这个关口一样的时候，却依然有一双袜子是未失取的状态。这前所未有的局面让两人都有些激动了。 如果可以继续保持这个状态，那么就有机会拿到一个大满贯了。这时候，两人完全忘记了和另一支二人小队去比较，只是积极的到处寻找着目标。全图袜子二十双，未拾取一双。莫敢回收小队拥有袜子十六双。全图袜子二十双，未拾取一双。 莫敢回首，小队拥有袜子十七双。两人被新拾取到一双袜子后，就越发的激动和紧张。最后一双袜子，可不要那么快被人拾取啊！两人默默的祷告着。十八双了，还剩最后两双，其中一双未拾取，此外还有一双。两人不用查榜单，却也知道在哪里。 君莫笑和包子入侵的二人小队，哎，你说他们会让我们找到吗？莫敢回首说着。作为地图中的众矢之地，他们两个已经面对过这轮活动中的所有队伍，唯独缺了这个他们原本最重视的竞争对手。结果这二人上电视的次数倒也见过几次，现在却还是只有一双袜子，显然是被爆过。 被抱过又不敢来找他们抢袜子，君莫笑和包子入心已被二人越发的藐视了。其他人在没有袜子的情况下都敢无视实力的差距过来一夺，反正死了也没损失，但这二人却不敢。在莫敢回首和谁不低头想来，那当然是对方爱惜面子，唯恐败给二人之后面子上挂不住。 大神哟，这样想藏的话，我觉得咱俩可能还真不一定能找得到呢。谁不低头说？哼，就看他们敢不敢来嘛。莫敢回首说着，居然给君莫笑发去了一条消息，直言了他们二人的位置。 <laughs> 这么客气啊，还主动招呼我们过来？没收到消息回复，却听到人说话，两人一惊，角色分跳两个方位。 以对声音来源的方向呈夹击之势，两人的听声辨位倒还算准确。不是应该很欢迎我的吗？叶修的君莫笑正从一旁的一个小雪包后转出，手里撑着个伞，站到雪地当中，却是其他角色没有的风采。只是那身装备花花绿绿，实在有些恶心。这二人近距离观赏到君莫笑，第一印象都是如此。 这要是有一身风衣，两人都在想着。是的，神枪手玩家普遍就这审美，风衣最美，风衣最帅，风衣最飘逸。不穿风衣的神枪手不是一个好神枪手，不懂得欣赏风衣的玩家必然是菜鸟。不过，在过目完君莫笑的装备上，二人的思考也总算回到正题上。你一直就在这旁边。 木敢回首说道：“他消息刚发出去，人就到，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很显然，这人一开始就在这旁边，一直留意着他们。这是准备偷袭吗？如此看来，君莫笑似乎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无胆。是啊，我一直都在，只是从未这么近过，以至于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两位都是姑娘。”叶修说着。 之前他虽然有跟随，但距离超远，听不到二人说话。直至这一次到了最后时刻，他的君莫笑才彻底贴上来。方才听到两人对话，也是愣了一愣。这两个选着神枪男角色，名字也起得相当嚣张霸气。活动中一鸣惊人的双枪组合，听声音竟然完全是两个妹子。你一直都跟着我们，二人在意的更多是这一点。 对于知道二人是姑娘家，倒没什么反应。二人虽然选用了男角色，但说话声音未做丝毫掩饰，显然并不想隐瞒自己性别。荣耀里男玩女角色的较少，但女玩男角色的还是蛮多的。女生有时会因为喜欢某个模样或是造型选择男角色。对啊，叶修说道：“你想怎样？这还用问？当然是抢袜子了。” 卑鄙呀！两人这会儿还哪能不明白呀？这人根本就是打算让他们先扫荡全图，然后再直接从他们手中掠夺袜子。对付两个人总比对付四十八个人要简单的多。哼，就凭你吗？二人也开始冷笑。当然不是，我也有个队友来着，包子。哎，马上到。包子的回应是游戏外的。 但游戏里的二人哪里知道？听到如此真实的叫喊，连忙四下提防，结果根本不见包子入侵的身影，只是收到了一条系统公告：“包子入侵，失去袜子一双。”最后一双袜子也被失去，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开始。你想两分钟就击败我们？两人有种被轻视的感觉，脱心啊！ 叶修说着，跟着君莫笑手一扬，一双袜子被丢到地上，倒计时消失，未拾取的袜子又变出一来。先不要啊这样大家时间都多一些。二人完全不知说什么好了。包子速度，人家在等呢。两人就听叶修又在喊道。